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三十二课，重点语句是。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。我喜欢睡榻榻米，这里的布団是指铺了被褥的榻榻米。 本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。安娜和小英一起来到了静冈。今晚安娜要住在小英的奶奶家，这是她第一次体验在榻榻米上铺被褥睡觉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三十二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：“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。”我喜欢睡榻榻米。 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。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柔らかいです。それじゃ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おやすみ。好，我来讲解一下。安娜一直很想像漫画里看到的那样，在榻榻米上铺上被褥睡觉。小英问她：“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？” 榻榻米和床，你喜欢哪个 t o n 是被褥的意思，这里指铺了被褥的榻榻米。Bed 是床，像 t o n Bed 这样对两件东西进行比较提出疑问时，在进行比较的名词后面分别加上 to。どちら是哪一个的意思？ 不管比较的对象是人物还是场所，在两者取一的时候，都可以用 “do ら i a 来询问。像 “do ら i a 这样，疑问代词做主语时，助词要用那 ski”，是形容词，意思是喜欢。句尾使用声调来读，就成了语气轻松的疑问句。用郑重语气说的话，可以这样说。 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？你喜欢哪一个？如果我要问咖啡和红茶要哪个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咖啡是コーヒー，红茶是紅茶。哪个好？要哪个？是どちらがいいですか？所以コーヒー多、紅茶多，どちらがいいですか？回答正确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绘画。 安娜回答说：“布トンの方が好きです。”我喜欢睡榻榻米。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。布トン在这里指铺在榻榻米上的被褥。no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。ホ是方面，指对两者进行比较后自己选择的那一方。那是表示主语的助词。 就是说，在自己所选择的答案后面加上 no hoga，对，no hoga 后面加上了 s k i 喜欢 t h i s 是句尾表示郑重语气的说法。如果两者都喜欢的话，该怎么说呢？可以说どちらも好きです，都喜欢。好，请大家再来听一遍今天的重点语句。 の方が好きです。我也是。如果睡榻榻米，就会有身在日本的感觉，是吗？那么安娜接着又说：“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らかいです。”这个榻榻米比床软。この是这个布団，在这里指铺在榻榻米上的被褥。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。ベッド 是床，より是表示比的意思的助词。把 A 的性质和 B 进行比较时，先说 A は B より，然后加上形容词。やらかい是形容词，意思是柔软。This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安娜对小英说：それじゃおやすみなさい。那晚安。それじゃ是。 那么的意思，用郑重语气说的话呢，就是“それでは、おやすみなさい”。意思是晚安，是临睡前的寒暄语。小英回答说：“おやすみ。”晚安，它是“おやすみなさい”的较为随意的说法。好，明白了意思之后呢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三十二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。 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。我喜欢睡榻榻米。布団とベッドとどちらが好き布団の方が好きです。この布団はベッドより柔らかいです。それじゃ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。おやすみ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甘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我们学习了 nohoga 和使用 yuri 进行比较的说法，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表示比较的说法呢？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德勇老师说。 日语的形容词没有表示比较的活用型，要借助“より”比“の方が”的一方这样的说法来表达。一般说来，泰国比日本热。我们来造个句子：泰国比日本热。泰国是“泰，日本是“日本”。形容词的“热”是“暑い”。 因为是针对泰国进行叙述的，所以要先说泰国，然后再比较的对象日本，日本后面加上より比，说日本より热是暑い，所以泰国比日本热就是泰国日本より暑いです。另一方面，也可以使用の方这个说法。 对泰国和日本的炎热程度进行比较，因为和日本相比，泰国更热，所以呢，在“泰”后面加上 “no hona”，“ 泰 no hona”，在比较的对象日本 n i 后面加上 y o r i n i yori”，热是啊 t 泰国比日本热，用日语说就是“泰 no hona，nihon y o r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哎，江川，你知道这是表示什么的声音吗？嘎嘎，嗯，完全想象不出来。这个词呢，形容蓬松、柔软、有弹性的样子，比如可以说“嘎嘎”的被褥。 下面这个词呢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呼啊呼啊，形容又软又轻的样子，比如可以说“呼啊呼啊”的面包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“呼卡呼卡”和“呼啊呼啊”。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。 安娜的自言自语：“多哟！第一次睡榻榻米，听说奶奶提前把被褥都晒过了，睡在嘎嘎的被褥里舒服极了。”好，听众朋友，第三十二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“布の方が好きです。” 我喜欢睡榻榻米。下节课安娜要去参观大学的学员记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